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二十三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在学校和小英聊天的时候，安娜说起了那天因为回去晚了而挨批评的事儿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二十三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，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。この間はに間に合った？ いいえ、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。それで、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掃除当番が3回増えました。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小燕问安娜：“この間は門限に間に合った？”那天赶上关门时间了吗？この間是 前几天的意思，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門限是关门时间，你是助词，在这里表示时间，間にあった是赶得上来得及的意思，是間にあります赶得上来得及的他行。間にあります的较为随意的说法的过去形是間にあった，对吗？对，像这样。 マ尼亚达。句尾用声调来读，就变成了疑问句。如果用郑重语气来问的话，就是マニアいましたか？安娜回答说：いいえ。没有。这是否定的应答用语。マニア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没赶上。它是マニアいます。赶得上的否定型。“マニアいません。没赶上的过去型。 mas 型的动词变成否定型的过去型，要把 mas 变成 masen d e s t 那如果想说没去的话，因为去时 ikimas，所以就应该把 mas 变成 masen d e s t 说 ikimasen d e s t 对吗？完全正确。それで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所以被我家长训了一顿。 这是一个被动句，是表示理由的接续词，意思是所以，用来表示前后句子的因果关系。おかさ是妈妈的意思，这里指涉尖。后面的助词你表示被动句的行为主体，因为训斥的人是涉尖，所以说我カサ你。シカラレマシタ是。 被训斥了的意思，训斥是しります，它的被动态是られます。被训斥られます的过去形要把词尾的 m u s 变成 m a s d 所以就是ら对，说话人做主语的时候，主语的我通常是省略的。被オガさ训了一顿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。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安娜接着说：“掃除当番が三回増えました。”清扫值日增加了三次。掃除当番。清扫值日，它是掃除清扫和當番值日结合在一起的复合词。は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三回是三次。 在数字三三后面加上了表示次数的量词，か増えました。意思是增加了，它是増えます增加的过去形。在日本的学校和宿舍，学生们常常以值日的形式进行清扫。是的，小英说道：“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。”那可真够呛啊！それ，是那，哇。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大変是形容词，表示情况严重。だった是でした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でした是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で i s 的过去形。ね是助词，表示寻求听话人的同意或者表示共鸣。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就是大変でしたね。好。 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三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被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。この間は文言に間に合った？いいえ、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。それで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掃除当番が三回増えました。 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被动语态，おか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。被我卡桑训了一顿，这个说法，我想请老师详细介绍一下被动型的变换方法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，被动句是站在受试的试点上进行叙述时使用的，行为的主体用助词に来表示，要用被动型的动词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样把 m s s 型的动词变成被动型。 首先，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，要在 mas 前面加上 a ら e 食べます吃变成食べられます。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一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：一种是把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一变成あ，然后加上 le，以 训斥为例，先把 mas 前面的 li 变成 la，然后加上 le 就成了。被训斥。做变成。还有一种是在 mas 前面加上。看变成。被看，不过。 还有不属于上述变换模式的不规则的动词，那就是ます来，它的被动形是られます被来，请大家把它记住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，接下来是身临其境。 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介绍的单词和清扫有关。ゴシゴシ、ゴシゴシ。这是用力擦拭物体的声音，形容清扫时清除污垢的样子。キ这个词形容用力擦拭玻璃杯或窗户玻璃的样子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ゴシゴシ”和“キュキュ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えっ哟虽然清扫很累，但是做完了之后，皮カ皮カ、窗明几净，好舒爽啊。” 听众朋友，第二十三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被奥卡桑训了一顿。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上课的情形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